第一百零九集，两人拿到衣服，就先告别赵明流，从酒吧里离开了。室外温度比室内低一点，两人从门内出来，林和熙要从游虫手里拿外套穿，对方已经先一步把外套披在他肩上，将他后背和胸前的锁骨遮得严严实实。林和熙抬眼朝他脸上看去，此时没了面具的遮挡。 倒是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，尤崇显然还在因为别的男人盯着他看这件事心生不快，他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两条手臂穿过衣袖，把外套穿好，然后相当配合的问：“现在行了吧？”尤崇垂眸扫了一眼他露在空气里的两条腿，林和熙无言耸肩：“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”尤崇轻声哼笑。 没再说什么，顺手揽上他的肩，带他往停车的地方走。走到无人的地方时，他陡然停步，眼中情绪不明地看向他。察觉到他面上的情绪转变，林和熙口吻诧异：“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在这里买条裤子换上再走吧？”尤崇否认：“不是。”林和熙问：“那又是怎么了？” 尤虫面上忽然浮起淡淡的古怪，眉头也不自觉地跟着紧紧拧起。沉默两秒以后，他略显狐疑地发问：“我真的退步了？”林和熙神色滞了滞，反应过来后，笑到肩头轻微抖动。意识到对方是在开玩笑，尤虫伸长手臂搂紧他的脖颈，将人拉过来圈在自己的臂弯里。 稳绩退步也没有关系，床技没有退步就行。他缓缓笑一声：“回去以后，我就叫你亲身体验我的床技有没有退步。”林和熙识趣的选择闭嘴不言。上车以后，尤虫也没有立即发车离开，而是先问他：“你告诉我，你在酒吧里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 就是字面意思。林和熙偏头看向他：“我没有和国外的男朋友分手，是因为我没有和他在一起过。伪装情侣谈恋爱的事情，只是做给你爸爸的人看，为了骗过他的眼睛。”将当年游月腾找上自己，以及十几天以后出国的事情说清楚，林和熙对他道：“游月腾骗你我已经出国的那些天，其实我一直被关在林家。” 这件事，连同也不知道。尤虫眼中情绪翻涌，抑制住想要从驾驶位上越过去拥抱他的冲动，也将自己过去三年里的事情说清楚。最后又提及尤月腾道：“去年他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就一直身体不太好。现在尤家的事情，都已经交给我来管。”提及尤月腾的时候，尤虫没有再叫父亲，而是用了他来代替。 林和熙点点头，面露几分淡淡的唏嘘。片刻之后，又像是想起什么一般，开口道：“那天我被他们从学校带走，我留在家里的行李也是他们帮我收拾的。那些人进门的时候，把饭团和寿司都关在了阳台上。”“关在阳台上。”同样回忆起那几天的事情，尤从眉间浮现出冷意。 电话和微信都联系不上你，我回家的时候，他们都好好的待在家里，食盆里的狗粮和猫粮也倒得很满。从他的话里意识到了什么，林和熙神情怔忡。你联系不上我，是因为我的手机和电话卡都被他们拿走了。他解释道。牛虫沉默片刻。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。林和熙问。 你爸爸的那个助理，是不是跟在你身边？尤崇道，刚刚接手公司事务的那段时候，他让他的助理来给我打下手。林和熙了然的点点头，嗯。你的手机屏蔽了所有海外来电。他语气很轻的笑一声，我还以为你是不想接我的电话。整桩事情再回头去看，大概也只能用基于人为的阴差阳错来形容。 前期游月腾的手段占主要原因，后期处在漩涡中心的两人也都在对问题的思考上出现偏差。回首短短恋爱的一年时间，处在热恋期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吵架或冷战，而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，才会搅得两人措手不及。三年以后的两人心境，皆要比三年前未出校园时成熟许多。 然而，再多的自我责问也无用。尤虫皱起眉来，最后还是没有忍住，从驾驶座上伸手抱住了他。林和熙抬高下巴，垫在他的肩头。就在他以为尤虫仍在沉默消化从自己这里得来的信息时，却陡然听见尤虫在他耳边开口。对方的声音听上去不似平常那般，反而有几分低哑。 他的语速很慢，却也只说了四个字：“我很后悔。”尤虫在后悔什么？或许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，但林和熙心如明镜。对方后悔的那些事情，林和熙亦同样在后悔。只是，他把脸转向尤虫那侧：“我也一样。”但是。 他抬手紧紧回抱住面前的人，更多的却是庆幸。尤虫没有再回答他，沉默地吻上他的脸颊。他亦同样庆幸。比起后悔更加重要的是，好在此时还来得及。两人抱上没多久，又亲在了一起。化妆师涂在林和熙嘴唇上的口红被尤虫吃得干干净净。 对方转过脸去发动车子时，林和熙还能看见自己蹭在对方嘴角的口红印。他忍不住笑出声，油虫很快反应过来，碍于双手握在方向盘上不便离开，头也不回地对他道：“纸巾在抽屉里，帮我擦一下。”林和熙低头拉开面前的抽屉，抽出纸巾替他把脸擦干净。 没有立即关上抽屉，而是顺手翻看了两眼抽屉里的东西。除去一些日常用品以外，底层还压着几张音乐光盘。他把那些光盘拿出来看，发现其中多数是市场上能买到的专辑光盘，有一张却没有印任何歌手或是歌曲的信息。林和熙把那张信息空白的光盘放回去。 随手挑了张人气较高的光盘播放，车内很快响起女歌手空灵干净的嗓音。她把剩下的所有光盘放回原处，抬手抵在车窗边沿，撑头跟着歌声轻轻哼唱起来。从酒吧的位置到油虫住处并不远，大约过去三四首歌的时间，车就开进了小区停车场。 林和熙穿着外套从车上下来，跟在尤虫身后去搭电梯。电梯恰好降到负一层，轿厢里空荡荡的。两人进入电梯里，尤虫停在靠近按键的地方，林和熙则是低头站在他身后看手机。电梯上升，停在一层，门打开的时候，又有楼里的住户进来。 尤虫退到林和熙身侧，伸长手臂揽上他肩头。林和熙仍是在低头玩手机，并未太过注意。进来的有两人，其中一人认出尤虫下意识的看向站在对方身边的人，反复确认过留长发穿裙子的是女人没有错。搭在女人肩上的那只手也来自尤虫本人没有错，眼里浮现出明晃晃的错合来。 尤虫，你不是不喜欢女人吗？尤虫看他一眼，手仍旧放在林和熙肩上，并未做出任何解释。低头玩手机的林和熙却是动作一顿，听出问话人的声音来。就在两天以前，他还在秀场的洗手间里听到过这个声音。他先是有些意外，庄一下竟然会和尤虫住在同一栋楼里，转而想起尤虫和他订婚时。 网络媒体报道的八卦新闻里说，庄一夏曾经在游虫家里整夜留宿，也就反应了过来。